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齐白石（一八六四年出生，籍贯湖南），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、世界文化名人。他早年曾做过木工。 后以卖画为生，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。齐白石书法、篆刻、诗文、绘画样样精通，并著有《白石诗草》及《白石老人自述》等。居住在北京的齐白石，内心装着的却是家乡的山水、家乡的草木。无奈他不可能将家乡草木带到北京，于是这种情思。 便化作艺术信息传达出来。他刻了许多寄托着怀乡之情的印章，写了许多怀乡诗。那些诗句无一不是齐白石夜不安眠时的肺腑之言。齐白石的作品《我醉之鱼》，画的是小鱼追逐钓钩和鱼饵的情景，而那正是齐白石少年时常做的事情。他怎会不知鱼？ 齐白石画中的黑蜻蜓、红甲虫，家乡人叫做黑婆子、红娘子，这正是农民的审美情趣。齐白石画鲶鱼题“年年有余”，画石榴象征多子，画桃子象征多寿，也都是民间艺术的寓意象征。这些作品无一不是齐白石的恋乡情结和童真情趣的自然流露。 十一、关于齐白石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二、齐白石定居在北京后有什么变化？ 十三，齐白石的作品有什么特点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一走进汪先生的家，我就看到他收藏的宝贝。 有明代的漆器、清代的银碗和各种古典家具，不过数量最多的还是玉器。汪先生家原本有些祖传物件，如今均已失传，只剩下一个玉笔筒。听着汪先生的介绍，我注意到他家书桌上那个插着几支笔的青玉笔筒，虽貌不惊人，却别有情趣。 汪先生说：“这个玉笔筒是他父亲年轻时买的，当时花了一块大洋。那时一块大洋可值不少钱，所以笔筒价格不算便宜。”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医，他买这笔筒是为了自己用，并不为收藏。汪先生从小看着这个笔筒长大，慢慢对老物件有了兴趣。 后来，他随父母迁移到新疆伊犁，有机会接触到和田美玉。那时候，和田玉的价格不像现在这么疯狂，当地居民都能接触到和田玉，少数民族居民身上都佩戴有玉器。汪先生觉得它们很漂亮，他喜欢玉的内在美感，从此，汪先生成了玉器收藏者。 十四，关于玉笔筒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五，关于汪先生的父亲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六，关于和田玉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七，汪先生对玉的爱好是怎样形成的？